亲爱的，我一直觉得我和我爸的关系是虎父犬子， <laughs> 没想到他也有今天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 <laughs> 你干什么了？也没干什么。我小时候，他老是不让我吃想吃的东西，比如冰淇淋什么的，也不让我跟同学去打游戏。所以现在，他也不能和他的朋友出去吃饭、喝酒、打牌，他得像我小时候一样，吃健康食物。 努力学习，练习走路。哎呀，我感觉我突然成了一家之长。我已经看见了我未来的生活。是吗，亲爱的？那等我回去了，咱们家能让我当家长吗？我以为一直都是你。哎，你等一下。谁啊？门锁了，等一下。我。 不挂电话，嗯，不挂。小时候，我爸一直让我努力适应他的对象，现在风水轮流转，是时候让他适应一下我的对象。更何况，我对象可比他的好多了。别过火，哎，我知道。爸，怎么了？叫你吃饭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在跟我的 partner 视频。听说你留学留的中文都不会说了。 哦，爸，你想听中文啊？呃，我说，我在跟我老公视频。耳朵食堂工作室出品制作，常配文学网公子悠原著，现代广播剧《你的距离》第十六集，完结篇。今天的距离是上海与光。 爸，早上好。啊！ 你弟弟呢？还不起床吃早餐？估计这会儿还睡着吧。哎，这小兔崽子，最近看他都没什么精神，肯定每天晚上通宵打游戏。哎，没有，主人家最近忙着升学校呢。哎呦，爸，你这个面包是真不行，跟昌邑烤的差远了。这果酱也不行，要不以后我给你寄手工的吧。 我们在德国种了好些蓝莓呢。你们还有空做这些？有啊，我 n e 那可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。小李，推我到客厅，我不吃了。我好的，先生。别呀，爸，再吃点儿。虽然没有我教授做的好吃，但也凑合对吧？哼。 <laughs> 爸。 你看这篇文章，我昨天也看了，写的挺好。他引用了百昌义去年发在《国际机器人研究杂志》上的文章。丁叔， <laughs> 爸，你能有这么个半子，真是好福气啊！半子？对啊，我觉得叫女婿或者儿媳都不太合适，您觉得呢？你觉得半子就合适了？还凑合吧，反正你想怎么叫都行。哎， <laughs> 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回房间了。 阿姨，麻烦你再推我爸吃点东西去。先生，先放点晨间新闻听。好的。等一下，用听霜新买的蓝牙音箱试试。好的，先生。蓝牙已连接，我还没连。宝贝，摄像头再往下一点。 看不到，这关掉，关掉，关掉！蓝牙连接已断开。哎呀，先生，您别生气，年轻人这样很正常。啊，小李，去，去给我把庭少叫过来。好，那我等一下，过十五分钟。 啊不，还是过半个小时，再把他叫过来吧。唉，年轻人，半个小时应该也够了吧。 哎，为什么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了？喂喂，让我看看。哦，好像是蓝牙连到别的设备了。哎，又断开了。好了，你刚刚说什么呀？我说摄像头再往下一点。我现在只能看到一点树梢。哦，我没注意。现在可以了吗？能看到整棵柏树了吗？ <laughs> 看到了。 是不是一棵异常高挑、精美的柏树啊？柏树， <laughs> 我专门请了师傅来帮我种的，因为看到它，心情就会变得特别好。嗯，我很想你，我也是。那我们就开着视频吧，各干各的事都好，别挂。好，我先去倒杯咖啡，回来再跟你一起看书。 亲爱的，等我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五分钟都不到。啊？我出来倒咖啡啊。什么五分钟？你体检过吗？你才二十四岁。体检过啊，我年年都体检。那，嗯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没有啊，每项指标都很好。哎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 是我们家有什么遗传病史吗？怎么看来听说很健康啊？那有问题的就是 <clears throat> 我们家没有遗传病史，但是二十出头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身体，不要等到三十岁的时候力不从心啊！啊？体检力不从心，都什么奇奇怪怪？ 我先回房间了，我家教授还等我视频呢。注意身体。啊，我爸到底在说什么呀？ 一点了，你怎么叫我去睡觉？啊？看你看的很认真，不想打断你。那我先挂了。好。哎呀，这么放心？你就不担心我半夜偷人？ <laughs> 偷谁啊？你爸？ <laughs> 我爸连站起来走路都费劲儿，别的事儿就更不用想。 <laughs> 你这什么逻辑？晚安，白教授。 你干嘛呀？大半夜不睡觉跑过来，哥，你也睡不着吗？你喝酒了？就喝了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明天我妈的事要开庭了，我我睡不着。 行了，那说吧，哥，明天你会去吗？我不能去，我要上班。啊，不知道爸去不去。他如果知道我做了那些事， 估计不想认我这个儿子了吧？爸出事以后的事，无论是关于公司的、关于你妈的，还是关于我的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段时间，你一直在准备申请学校的材料，其他事什么都没做。你没有告诉爸？没有，没必要，也不值得。 哥，我一直想，如果如果我没有拿，即使你不拿四张，你妈也会想别的办法。好了，别给自己找这么多负担。不是，不是那个，我在想。 如果我没有跟我妈说你的不好，她是不是就不会为了我做那些事？如果我没有跟你说我妈，你们会不会？哥，你说我是不是特？ 恶心！我我从小就这样。我想让我妈只喜欢我，我想让我爸也只喜欢我，我想让想让你也只喜欢我。 后来想改，可是已经习惯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 我羡慕你。小时候，他们都骂我，说我是小三的私生子，说都是因为我，搞得你没妈了。他们都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 有一回，我居然听到爸说，他跟我妈结婚，只是为了证明他当年没错，换个人他也照样过。 也跟着爸向着你，我怕你因为我妈就不喜欢我了，我是不是很恶心？ 只讨厌他一个人，不要讨厌我。恶心吗？ 会恶心的。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就像一个没有星星的普通的夜，平凡却真实。 那天之后，我感觉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。有一瞬间，我甚至觉得很多事情都像没发生过一样。这一天，律师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，冯女士的庭审结果出来了。喂，你好。哎。啊。但是我选择不听了。不用了，因为不管是什么结果。 我大概都不会高兴。我的生活变得很规律，每天陪我爸吃早饭，去公司上班，回家，然后继续陪我爸吃饭、散步。有时候还会去校门口那家店吃馄饨。老板，要一份韭菜鲜肉馄饨。好嘞。你是高三补课的吧？啊，嘿嘿，辛苦了，一会儿给你多加两个馄饨。谢谢老板。 哎，先生，您要吃点什么？啊，一碗大馄饨，谢谢。老板已经不再认为我是高中生了。大概，人做过的事都会在身上留下痕迹吧。午休的时候，我经常和一个人跑到公司的楼顶上。我在那边。 养了一盆不怕冻的仙人掌，思考过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也偶尔试过打电话把我的教授叫醒。Professor，我有个东西不会，你给我讲讲。停，现在才五点半，德国开始用冬令时了。 我们的时差从六个小时变成七个小时了。哎呀，Professor，我的 Professor。好吧。你哪里不会啊？哼哼，就是我们上次讨论过的那个问题，你再给我讲讲。都清楚了吗？嗯，都明白了。嗯，亲爱的。 我在 Robo Run 的实习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等我回来。听说你今天递交了结束实习的申请书。嗯。 不考虑留下来吗？研发部的人都很喜欢你。Robron 最重要的部门就是研发部。嗯，是挺重要的。所以我提议，今年的年终奖，公司给研发部的骨干们发女朋友，或者男朋友。哎，你以前不是这么想的？啊？以前不管家里闹成什么样，对于要回来接手公司这件事，都从来没有动摇。 十六年前，我第一次站在这里的时候，这栋楼还在施工，地上到处都是沙子和水泥。肉不肉，只买下了其中的一层。L R M 所现在所在的那栋楼，重建于一九四六年。当时我站在这里啊，担心下个月发不出员工的工资，我就在想，公司到底是什么呢？ 六个月前，我第一次站在那栋楼的楼顶，我就在想：大学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祝敖这辈子有不少对不起的人，你妈妈、你阿姨、你弟弟，还有你。但我只要想到若不让在最艰难的时候养活了多少个家，我这辈子…… 就没什么后悔的了。他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，你也有这个机会，可能还会比我做的更多。我的教授也说过，天才的一点灵光可以改变所有人的命运。他还说，大学是人类先锋，但我觉得不是。 大学不是人类先锋，他才是。爸，不是公司改变了谁的命运，改变他们的，是你。你明白吗？我爱他，但我不会为了他，永远站在 L M 所的楼顶。 我只会经常上去陪他吹吹风，然后等我有了我自己的那栋楼，我也会请他啊，还要请您上楼顶去看看。你啊，爸，天黑了，有点冷，咱们回家吧。 自己先走吧。怎么了？还不走啊？啊！我忘记拿仙人掌，这个我得拿回去。我想放在 L R M 研究所的天台上。 <laughs> 走了。 雪好像变大了。顶楼放了一盆仙人掌。以后你每次有空到楼上来的时候，你就把仙人掌放在台子上，这样我要是路过你们所，一抬头看见这仙人掌，就上去找你幽会，怎么样？停。 时间溜出来约会，不太好吧，Professor？把工作时间花在学生身上，是我的职。 那你可千万不能对别人履行这个职责。一会儿有课吗？有，八点十五，研讨课。真嫉妒你的学生，再过十分钟他们就能见到你。实际上是二十分钟。嗯？不是八点十五上课吗？现在已经八点过五分了。 我决定迟到十分钟，让他们等着。我们百大教授也会迟到？没办法，大学堵车。那这二十分钟我们要干什么呀？哎呀天哪！我真的好想你啊！ 我能今天一整天都跟着你吗？你能跟你的学生说我是你新研发出来的贴身男友机器人吗？停，他们都是你的同学。嗯，我知道。而且我的行情还没有差到需要男友机器人。我知道。那你上课的时候我在哪儿？ 等你呢。我让 Mary 去实验室拷贝一份资料， <laughs> 然后把我偷渡进你办公室。哎呀，一会儿我们做点什么好？ 我躲在桌子底下。 <coughs> 请进。您还不去上课吗？我正要。 <laughs> 您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想我的一个学生要有麻烦了。啊？那 Professor，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好的，辛苦你了，Mary。 打算惩罚我吗？没错，梅尔刚送来的实验数据，在我上班回来之前处理完。啊，你就这么对待久别重逢的你老公我？有哪里不会的自己查，电脑随便用，密码是你生日。行吧，原谅你了。搬砖就搬砖呗。 反正是给自己老公办，九零四一二八先让我看看百昌一直在电脑有什么小秘密。收藏记录、论文数据库、学校官网、学术新闻、申请科研经费所需材料。 原来白老板这种大佬也要申请科研经费啊！不对，他申请的时候不会还要陪什么科研基金圈的人吃饭吧？不行，以后就陪我吃饭就行，把我那份股份和资产捐给他做研究不就好了？哼！再看看历史记录有没有什么好玩。浏览记录，四月学校官网校规。 五月，二十四岁的男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？二十四岁的男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？图解如何做一碗好吃的馄饨？好的馄饨皮是关键。六月，天文望远镜订购。七月，家庭教育如何发现孩子真正的兴趣与天赋？ 八月，如何处理和岳父之间的关系？九月，异国恋注意事项，远距离恋爱容易犯哪些错？十月，中国外卖平台软件下载页面。十一月，和非德国公民注册结婚。 所需材料。所需材料。白老板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 回来了，嗯，来吃饼干，学生发的圣诞礼物，宝贝儿，你圣诞节是不是也有两周假？今年有十七天，你想去哪儿？嗯，我不知道啊。你为什么这么好？你刚发现？ 你想想待会要干什么，我改一下这周的工作安排。嗯，你准备翘班了吗？嗯，我看你的日程表。哎，这里怎么还有一条还 Professor v a l o 五十欧？嗯，你你居然欠人家教授五十块钱？你干什么啦？停，你上周五送了我一束非常美的花，然后呢？ 到付。当时正要开会，我身上没带现金。 <laughs> 那你岂不是要拿着花到处问其他教授借钱啊？那看来这个 Professor Valer 人还挺好的。他是不是也是咱们 LRM 所的教授啊？我总觉得 Valer 这个姓看着挺眼熟的。停。Professor w e l l e r 是你现在大学的校长。 啊啊哈哈哈！哎呀，你你拿回来那个饼干还挺好吃的， <laughs> 那就多吃一点。嗯，那其他教授会怎么想？管那些老头怎么想？你你这话敢大声用德语在人多的地方说吗？你刚才说了什么？再说一遍。 我不关心那些令人尊敬的老先生对我私人生活的看法。 <sighs> 厉害，果然是终身教授。想好去哪里没有？回家。想吃你做的饭。 好久没回来了，哎，真的太想家了。威 o 呢？儿子，儿子！ <laughs> 哎，我真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。我儿子都长成大狗了，我就这么错过了他的童年。你不是经常在视频里看见他吗？视频里没显得这么高啊。 我的腿好长啊！随我们俩，一看就不是别人的狗。嗯，好儿子，你告诉爸爸，爸爸不在家这段时间里，爸爸有没有带过别的叔叔回来过？如果没有，你就汪一声。哼， <laughs> 白长义，很自觉呀，值得表扬。嗯，我先去给你做饭。 先别嘛，怎么了？你都欠了几个月的作业没交了，如果没交给别人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赶紧给我检查了？那你想吃饭，还是想检查作业？我这么爱学习的人，当然是想废寝忘食的检查作业了。那开始吧。 <laughs>

嗯，老秦生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你以前为了拿科研项目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要这么卖力啊？不过以后不用了。 <laughs> 哎呀，那这张卡给你。里面是什么？我记得这里面大概有两百万欧的样子。 其他资产我没动，如果钱不够的话，我把它们卖了就行了。然后我想想啊，嗯，以后 Robo Run 每年的分红我也都给你，这样你就不用陪其他人了，只要陪我就行。我以后不用陪别人了。嗯，以后研究经费不够，尽管跟老公说。老公。哼哼。 嗯，呀，老公，哎，哎，宝贝儿，我们是不是距离下个学期开学还有三个多月？嗯，所以，所以我想趁着这段时间，自己开车去不同的地方去看看，嗯，跟不同的人聊聊。 我之前也跟你说过这个，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经历，要不然我不会知道我的那栋楼应该建在哪。你觉得怎么样？ <laughs> 好，我支持你。 好儿子，爸爸出去三个月，你在家好好看家，防火防盗防漂亮叔叔，听到了吗？哼，真乖，去玩吧。哎呀，我这头发是不是剪太短了？下雪的时候还真有点冷。你说 <laughs> 我这头青茬子是不是有点像少年犯？ 告诉我你被关在哪座监狱？ <laughs> 怎么？你要去劫狱？我去做典狱长。你就这么想把我关起来你愿意吗？是你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。 好大的雪啊！都飘到你头发上了。 <laughs> 我突然能想象你满头白发的样子。不要在临别的时候说这种话吓我。 <laughs> 我会很快回来的。嗯，每到一个地方。 我都会给你写信，或者明信片。嗯，我会经常给你打电话。好，我会一直很想你。我准备走了，注意安全。我会的。 谢谢。 <laughs> 谢什么？谢我还没见上你几天，就敢放你出去疯玩三个月？嗯，也不完全是这个。 <laughs> 我懂。去吧。嗯。 <laughs> 再见，等我回来。 你爸爸走了，我们也进去吧。空巢儿童，还有我这个空巢老人。 亲爱的百老，亲爱的百老板，我到阿尔卑斯山脚下了。我住在山下的农场里，在这儿我能远远看见勃朗峰的雪顶。现在是晚上，我在炉火边给你写信。嗯，我脚边有一只……啊，这段你不要给 c 克看，以免他认为我在外面有私生子。我脚边有一只。 刚满一岁的牧羊犬。昨天我熟悉了一下农场的环境，今天跟人放了一天的羊。休息的时候，我躺在草地上，有只很大的山雀竟然飞过来踩我的脸，我跟它搏斗一番，最终败北。哎呀，离开城市的感觉很奇妙，在人多的地方，我觉得我像是个。 必须跟周围都配合得上的零部件，跑到没什么人的地方，反而觉得自己更像个人。山里的星星很多，很亮，就像我们那次开车出去，在山里看到的一样。我想你了。 想和你一起看星星，听，亲爱的，我今天去登山，没想到遇到了暴风雪，雪太大了，根本出不去，大家就只能坐在一块巨石旁边，强撑着精神讲话，等待希望。幸好清晨的时候。 暴风雪停了，我看见一对鹿群从我的另一侧狂奔而过，那种直击心灵的震撼感，我至今都忘不。了。 我在去意大利的路上，百昌一，你以前是不是也这样一个人开车穿越阿尔卑斯山脉？是啊。可是天，我那时候没想过有人会为我的安全担心。好，我绝对不做危险的事了。做之前先想想我。 宝贝儿，我今天在一个咖啡大师班里学习拉花设计。晚上，我在咖啡馆里弹吉他，和人聊天。我住的地方就在这个咖啡馆的楼上，隔壁还住了一个研究艺术史的学生。他带我去看了圣若汉洗礼堂门上的浮雕，比较 Pizzano 和 Ghiberti 的作品有什么不同。 他自己也画画，想雇我给他做一天人体模特， <laughs> 我拒绝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身材没你好。那天晚上我在咖啡馆唱了《开车去北方》，虽然没人听得懂我在唱什么，嗯，但我把歌词里的“光阴不可平”改成了“光阴亦可平”。 我下一站想去希腊。听，亲爱的，我今天去挤奶，挤了半天才发现那是只公羊。而且，亲爱的，我挤的也是不能出奶的那个熏香肠，还挺好吃。的。记得给我可怜的我，记得尝尝。只能洗了半个小时的手。亲爱的。那 亲爱的，希腊是我旅程的最后一站。昨天我去了著名的爱琴海，但是我可能和别的游客不太一样，我是去观察海龟的。我计划明天回去，然后开两天车，周日晚上就到家了。第二天周一。 正好可以跟你一起去上这个学期的 r o b o t i c 第一课。停。哎，百老板应该都收到我给他寄的信了吧？ 先锋来电话了，人类先锋来电话了。喂，亲爱的，不是说晚上到吗？怎么还没到家？啊，哎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到底到哪里了？呃，宝贝儿，你先别生气，我真的快到家了。你先告诉我你在哪儿。匈牙利境内。 <laughs> 哎呀，亲爱的。 我们可以明天早上学校见啊！你打算连续开一整夜车？我我今天白天在车上睡了好几个小时，真的不会困的。主主要是海岸边正好搁浅了一头鲸，我为了看它计划都打乱了。不过你不知道，近距离见到一头鲸有多震撼，后来我还亲眼看到那些工作人员把它送回海里了。你给我开慢点。 放心，放心，没事的，我绝对准时到教室。 八点十分了。 显示的目前距离是多少啊？我这里显示的是三米，但是我半径三米内根本没有中国人啊！不会吧？若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的意思是，要不你以后别考虑别人了，就我了，怎么样？ 去层背后喜欢你和一碗水端平，叫哪个？你自己选。喜欢你，喜欢。他他说他喜欢我。白老板，我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啊？停。你认为大学是什么？知识不可能俯身去够人类。 只有人类踮脚去够知识。可是，可是，爹，我在试图解决问题。如果你不愿意现在谈，我们也可以换个时间。可能白老板发现我搬走了。 也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吧？反正他本来就没打算跟我同去，暗举心机多正常。好好想想吧。今晚，你是不是什么都听我的？当然。 还要什么？我还要你永远年轻，永远快乐，永远爱我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就怕我现在经历的。 你以前都经历过了，觉得没意思，不会。那万一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如果我想看的你都看过了，怎么办？那我就看你。 八点十五，时间正好。哎，哎，哎，靴子给我。哇，这人好帅啊，还是个华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。Good morning, Professor. Good morning. 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，我遇上了三十六岁的白昌邑。在我三十六岁的时候，我遇上了二十四岁的庭霜。耳朵食堂工作室出品制作，常被文学网公子悠原著，现代广播剧《你的距离》完。感谢您的一路陪伴，山海可平，光阴亦可平。我们下次再见。 夜浪中接住一颗流星，越靠越近，心动距离，完成生命最重要偶遇。越靠越近，心跳呼吸，开启人生的全新课题。 去云层背后探寻，踏上最极致远行。入睡时睁着星星，醒后先看向你的眼睛。在你身边，充实爱和追寻的热情。拥抱时抛却冷静，亲吻时世界远离我的心。 带我回过去，在遇见之前先爱上你。若能找到时光机，也不及探寻，陪岁月一起慢慢爱你。请交给我你的勇气，在这一瞬将手握紧。 交给我你的勇气，在余生尽头有所为义。去云层背后探寻，踏上最极致远行，入睡时睁着星星，幸福先看向你的眼睛，在你身边充实爱和追寻。 热情拥抱时，抛却冷静；亲吻时，世界远离。我的心频里有多命密？唱给我听，唱余生岁月安宁，唱每次对往事滚烫心意，借由时间，所有美好唱出。 我爱你。当谈起人生意义，不再是空泛命题，填满我的生命，因你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所有先锋文明都影响自由、爱意，人类的终极定义。 的生命。